เป็นที่เราก็จาก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 ที่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ทำอยู่เวลานี้เรามาฝึ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่ใช่มา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เป็นการฝึกตนเอง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กับไปตลอดเวลา清晨起来听法，对我们的修行非常的有益。 大家过去几天的啊问题啊和即将出现的问题啊，我都会啊大概的啊告诉大家。 车站、车门、站台、高楼、洒水车、生、老、病、死。生老病死让我们很苦。悉达多王子在几千年前也发现了生。 何从啊生老病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呢？那么我们就像我们就像悉达多王子一样啊，他坐在啊菩提树下，我们坐在六祖寺的禅堂里啊，做同样的事情。 เป็นคำถามของชีวิตนะแล้วก็แต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หรือสิทธัตถะกุมารก็ไม่แค่ถามเฉยแต่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หาทางออก หาทางพ้น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ได้ สมัยก่อนเขามีการ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หาทางพ้นทุกข์ โดยการทำความสุขกายนะหาความสุข เสพความสุขคิดว่าจะเป็นทางพ้นทุกข์หรือทางนั้นก็ไปทรมาน ร่างกายไปทรมานจิตใจ คิดว่าเป็นทางออกจากการทุกข์ได้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หรือเจ้าชายสิทธัตถะก็รองทำทั้งสองทางนั้นมาแล้วแต่ก็ยังไม่พบทาง佛陀在菩提树下，一个人修苦行，一口饭都不吃， 饿到骨瘦如柴，但是一样没有悟道。那么他一个人坐在菩提树下，没有老师，没有一本经典给他看，他也有问题，但是问谁？ 现在也一样。ท่านคนพบทางสายใหม่นะทางที่ไม่ทำให้กาย ไม่ทำให้ใจทรมานไม่ทำให้กายให้ใจ ติด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สุขเนี่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ทางสายทาง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กั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กับความสุขอยู่เหนือ เหนือ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หนือความสุขนี่ทางสายทาง 他找到了没有苦，没有乐，没有对，没有错啊的这样一条啊中道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大家从每一天的练习过程中啊，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体会。

那么悉达多王子呢，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发现了为什么众生会生老病死呢？所以。 两位啊婆罗门的老师啊，让教他其他的王子啊，他一直精进努力啊，修到了这个啊，已经对这个四禅八定非常的。 อาจารย์ทั้งสองชวนให้อยู่ด้วยเพื่อสอนลูกศิษย์อีกต่อไปยัดศิทธรรมไม่ยอมจบศึกษาวิธีอื่นต่อไปโดยอาศัยตามแบบต่างๆนอนเที่ยงนอนหนาวไม่กินข้าวไม่กินน้ำไม่หายใจ佛陀啊，悉达多王子成为这个 这两位老师最优秀的学生，那么啊，两位老师啊都希望他可以啊留下来，然后继续教其他的人。但是，悉达多王子发现自己的心中仍有贪嗔痴，仍然会起心动念，仍然有苦。 又离开了两位老师，一个人来到菩提树下修苦行。จนว่าเกือบจะชีวิตรอดผอมลงเหลือจะหนังหุ้มกระดูกเจตทาที่จะไม่ใช่เลย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ิศทางมาหันห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แบบใหม่โดยจะต้อง งานกินข้าวกินน้ำอาบน้ำอยู่เดินทางเข้ามาจากดงพระศิลิตอนเหนือของแม่น้ำเดลังชลามาถึงบ้านนางสุชาดาแถวแถวพุทธคยานั่นเอง佛陀一个人在树下修苦行， 修到精疲力竭、骨瘦如柴，啊！佛陀做了同样的思维：到底修苦行能让我离苦吗？如果这样下去，我的生命就要这样结束了。啊！那后来，佛陀来到了啊善生女的住的附近。 ันนี้ตามประวัติพุทธประวัติบางคนจะเคยไปแถวตรงพระสิริแถวบ้านพุทธดาแถวพุทธกยามาแล้วนั่นเป็นพุทธประวัติหลังจากนั้นพระองค์ก็เดินทางขึ้นสู่พุทธคย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แบบสมถะวิตจาต่อไป 善生女呢，竟然把佛陀当成了神仙，啊，拿呃很多好吃的东西来供养佛陀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听说过的，啊，佛陀就啊拿着那个托盘，啊放在水中，啊托盘竟然逆流而上。 那么佛陀，佛陀一个人在菩提树下。 <coughs> <laughs> 没有我拿这么好的椅子和毯子啊，可以这样坐在这儿。我们有很好的椅子和很暖和的毯子，佛陀没有，佛陀就是坐在土地上。嗯。那，那我们佛陀他那边。 ขณะที่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ต้นสีมหาโพธิ์อะไ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ามอัตถวิถายโยตามสุขมิการโยกแดดตึงเครียดแดดย่อยย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การ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มัชฌิมาปฏิทาคือแดดกางกลางคืออย่างไร 佛陀一个人在菩提树下，啊，他找到了一条路，什么路呢？啊，太松了也不对，太紧了也不对，啊，我们要走中道。佛陀找到了这个中道。 很多人修行都急于求成，所以这几天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讲说，有的人七天就想成为阿罗汉。 太紧了啊，就是带着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执着，就是我一定要修成的什么，我一定要悟到的什么啊。那么你越有这种希望和欲望，你越达不到。修行是要大家放下一切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强调大家要轻轻松松、轻松啊、放松。 但是不是放逸自己？ 一个啊，太放逸自己的心，啊，任时间就这样啊匆匆的过去，啊，把休息当成儿戏，啊，那么。 เวลามันสุขเห็นมันสุข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วลามันผิ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เวลามันถู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ถูกไม่เป็นสุข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เอาผิดไม่เอาถูก ไม่เอ็นไปเอ็นไถ้ามาจังพอใ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วก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ที่ไม่เป็นกลางถ้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 一个放逸散乱的心，就一定会落在无明里，从早到晚都是无明。无明非常的可怕，大家知道吗？ 因为它让我们苦，让我们乐，啊。所以刚才讲啊，太紧了，太过勤了，那么就是一份执着；那么大家又太放松了，啊，太散乱了，啊，又落在了无名中，又落在了苦和乐。 好与坏啊，这个中间，所以这两边都不对啊。悉达多王子啊，佛陀就坐在菩提树下，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发现了这一点啊。我们做的这个呃禅堂里面是一样，也要看到这一点啊。太紧了也不对，太松了也不对。 那么，真的是要去啊，觉知在当下，好好的活在当下。那佛陀就教我们啊，苦也不对，乐也不对。那么对错、好坏、美丑、善恶啊，众生就是这样，每天都落在两边啊，不知道如何去拿捏，让自己的心。

好的念头，不好的念头，你喜欢的念头，不喜欢的念头，啊，都不要讨厌它，啊，都不要打压它，来了，啊，看见它，不要成为它。过去的日子，我们是一来了就成为它，想起那件事情，那个人很对不起我，马上就生气了，啊，就成为了。 那个生气的人，成为了那个心中啊充满了嗔心的人。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如何来修皮婆舍那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了来了，看见了不要成为他。那么大家知道了看见了不要成为他以后，尽量的要去用心去做。 一个最好的方法，我们每天教给大家：觉知当下，活在当下。只有马上啊，觉知看见它，不成为它，活在当下，啊，才是能让我们彻底的从啊这个所谓的好的念头、坏的念头里解脱出来的最简单的、唯一的方法。 อนนี้สิ่งเหล่านี้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คิดถึงงานถึง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ทำอยู่ มันก็ยังคิดได้ทุกคนมี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เลือดมาก็คิดถึ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ั้น บางทีก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หม่เช่นทำท่าจะนอนไม่หลับ บางทีก็ 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 มากมาก็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่างนี่ยอย่าไปเป็นแบบมันรู้แล้วรู้แล้วทำเนี่ยการรู้แล้ว เห็นอะไรก็รู้แล้ว นี่คือ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นี่คือ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นี่คือ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รู้แล้วรู้แล้วนี่ก็มักถ้าเป็นมักจะนี่ไปตลอดทางตลอด 不管这个身和这个心啊，就坐在这个禅堂里，它是如何的在变化，如何的在表演给我们看，那我们每天就看它，就看它，就知道它啊，知道了啊，它是无常的，知道了它是苦的，知道了它是无我的啊，每天就这样不断的看。 看见，知道，啊，这就是路，这就是佛陀当年也是同样的，像这样一条路。噶，这个在宗教啊嘛，宗教的嘛，对嘛？在龙天面跟前啊，他总是忙个在这样。 龙树提尊者在世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啊，他老人家非常的精进用功。 也一样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跑出来，那么念头一起，马上知道啊。当跟念头跑的时候，也马上知道哦，刚才我迷了，我迷失在念头里了啊。我又去在思维自己修到哪儿了，一果二果了，还是什么时候能成为阿罗汉呢？啊，龙伯田也有同样。

那么问题一出现啊，我们就应该知道，不要迷失在念头里，那只是念头，那只是思维。我们不要跟着自己的分别的思维啊，整天的不停的跑啊，那只是念头，只是思维啊，不要被念头骗。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就能让我们啊，把我们骗到几十里外。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อย่างหลงหาคำตอบ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ำตอบ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ม่จริงเสมอไปคำตอบที่เกิดจากเหตุจากผลก็ไม่จริงเสมอไปทุกคนก็มีเหตุมีผล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มันมีคำถามหาเหตุและผลเช่นมันหลงเร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 所有的思维呀，和我们的啊一些妄念，它都不是真的。大家要清楚这一点，它是无常的，不断的在变化的。所有所有的一些疑问。 都要啊知道，又是一个念头来骗我们了。不管啊这个念头把我们带到了多远的地方、多乐的地方、多苦的地方，啊，大家都一一的看见它，清楚的看见它，然后轻松的啊自在的回到当下。只有活在当下，才是唯一解决的。

昨天小餐的时候啊，有人问到自信，什么是自信？自信就是不会成为。 而我们每天都成为，成为那个贪的人，成为那个生气的有嗔心的人，成为那个吃的人，成为那个爱的人，成为那个恨的人。什么是自信？自信是不不会成为，不会成为贪的人，不会成为吃的人，不会成为爱恨整天执着的人。啊，大家要清楚这一点。 ถ้าจะเปรียบเหมือนจิต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ศาลาหลังนี้ห้องประชุมที่นี่เตเติรมมันสะอาดอยู่หรือเหมือนผ้าที่สะอาดมีที่มาที่หลังทำให้ผ้าสกปรกหรือศาลาสกปรกแต่ถ้าจิตที่อยู่ศาลานี่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ดี แค่เราเรามา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มันก็จะอาด 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าคนดีขึ้นมาอยู่สิ่งอื่นมาอยู่ก็สกอก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แต่เดิมมัน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อยู่แต่ถิงถ้ามัน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มันเกิดมาทีหลัง 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อย่าไปนึกว่าผ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จิตตัว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จิต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็นจิตเป็นจิตที่ปรุงไปแล้ว มันเปิดเพื่อแล้ว อย่างเดิมจิตสะอาดเป็นผ้าขาวแต่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าทำไมผ้าเปิดเพื่อน มันมาที่หลัง อันพวกเปิดเพื่อน ไม่ใช่ผ้า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อื่นเอาออกได้เนื้อแท้คือของที่สะอาดที่เดิม我们的呃、本来的 这个自信啊，它就像一块白布。我们刚才啊，张老爷比喻说，就像这个六祖寺的这个禅堂。当我们这将近一百人 <coughs> 没有进来禅堂前，禅堂一定是干干净净的。当我们进来了以后，就有了灰尘，有了纸屑啊，那么这个禅堂。 就每天都需要打扫。同样的啊，刚才说这个自信就像一块很洁白的一块布，这块布本来是很洁白的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啊，让这个白布出现了染污。那如果一块白布上面染污了一个啊墨汁的黑点。 你想这个黑点，那么洗过衣服的人都知道，这个黑点，你就搓一下能搓掉吗？搓一下马上就能干净了，就能像原来一样白吗？不可能。那我们要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不停的去搓。我们坐在禅堂里，就等于在搓这个黑点，一模一样，它会越来越白，越来越白，越来越白。尊者讲。 我们本来是干净的，本来是清净的，啊，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。只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，障蔽了我们那么白那么干净、那么清净的自信。 那么，不管什么念头来了，什么事情来了，啊，我们都马上觉知。 马上知道，不要跟着自己的念头跑，不要让自己的念流啊啊，放纵它，让它任意的纵流，啊，让它像万马一样的在奔腾。有的人心坐在六祖寺，身坐在六祖寺，但是心已经跑回了啊上海的家、北京的家。啊，刚才老和尚还说我是不是回到了泰国的家？ 都是这样的，大家都是这样的啊。杨老说，一个没有练习过的心，一个没有修的心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不一样了。今天第四天，大家坐在这儿，知道了，他来了，马上觉知，知道，回到当下，一定要学会，一定要真学会。 การใส่ใจที่จะรู้จะตัวไปในกายสิทีจังหวะการใส่ใจรู้อยู่เสมอน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มาธิไม่ใช่ไปนั่งหลับตาสมาธิคือเรื่องหนึ่งเรื่องใดเป็นเฉพาะเรื่องใส่ใจที่รู้จะกตัว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ไป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กิ่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้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ัญญา 很多人都喜欢定，我要告诉大家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定？认认真真的啊，做某一件事情啊，或者有决心的活在当下，不管是在工作、学习、做家务，还是修行办道的过程中。 都有决心，有决心的去做事情，理智的去做每一件事情，啊，那么不是带着一种情绪的啊，在做某一件事情。当下学习就是学习，工作就是工作，这叫定，这叫镇定，而不是啊，志心一处的坐在那儿像枯木石头一样。 一动不动，没有思维，一味的着空啊，这个是没有智慧的。大家贪，千万不要去贪着这种静寂。我们修行是为了要看到事实真相，清楚的看到真实真相，而不是让自己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，静静的坐在那边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样的是没有智慧的。 这样的你是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的。นี่คือ เป็น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เรื่องชีวของเราแท้ๆมันก็เกิด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เป็นสมาธิ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ก็เกิดขณะที่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จะ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บุญเรื่องบาปก็อยู่ที่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เรา ถ้าบุญก็คือใจมันดีกว่าเก่า มีความฉลาดกว่าเก่าเพรา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ผิด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ผิดอาจจะไม่ผิดสิ่งนั้นต่อไปอีก ใ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สิ่งใดก็จะ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สิ่งนั้นต่อไปอีกใ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สิ่งใดจะไม่โกรธติ่งนั้นต่อไปอีก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ผู้สุดท้าได้ 我们坐在这儿，时时刻刻有觉知，时时刻刻有觉性，你会发现，你的贪越来越少了，你的吃啊，你的嗔越来越少了，你会发现，你已经找到了一条路，你有了一个对治的方法。 就是马上活在当下，马上回到当下。那么我们从早到晚都一直在强调，回到当下不是强拉硬扯的把自己的心念拉到当下，而是轻松的看见它，轻松的回到当下。不要让自己的心紧闭着、紧关着，处于一个紧的状态，把你的心打开。 佛陀的心是开放的，我们的心也是开的啊！把你的心打开，清楚的看见苦，清楚的看见乐，不是去讨厌乐打压乐啊，也不是去讨厌苦打压苦，清楚的看见它，轻松的回到当下啊，是这样的。没个，所方的不一样的，还是个。 เอกขอไก่ขอไข่เร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ผู้ใหญ่ อะไรมันรวมลง มันมั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กวดวิช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สอนแบบกวดวิชามันหมายเห็น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ที่เร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เรา 那么，啊，我们每天都在培养觉知，我们的觉性不断强大，强大。 最后一次贪，这是你最后一次生气；这是你最后一次痴；这是你最后一次爱；这是你最后一次恨。我们再也不在贪嗔痴、爱欲妄执里面再去轮回了。啊，这是一切都是最后一次。啊，这就是路。 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毕业了。你说没没老你，我们一样都一个老，这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จะเป็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มั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จะ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เป็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รูปจะ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คือ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 那么啊，真的毕业了，彻底的啊，从生老病死中。 解脱了，啊！彻底的从苦里面跳脱出来。了。大家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大家一定要给自己信心。但是我们之前也讲了，不要整天抱有期望，抱有希望，或者给自己一个目标，不要这样，啊！就是不断的去放下，轻松的去做。啊！刚才说毕业了。 你知道你什么毕业吗？啊，博士的博士，啊，世间的那种博士的博士，啊，他学的东西都没有我们的高。我们学的是超越世间的一切，啊，超越苦和乐，超越好与坏，啊，超越一切的这么一个知识。 ฏิบัติตามหลัก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อารมณ์เป็นหมวดเป็นหมู่เราจะพูดรายละเอียดรู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ก็ไม่จบ แต่มันสรุป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หมวดหมู่จนที่แรกเห็น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มันเป็นหมู่ภากายไอ้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อยู่ 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在座的各位呢，啊，就是在这个身和这个心上下功夫，清楚的看到自己这个身啊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相信大家今天第四天呢，都有一定的体会了。这个身的无常不断的在变化啊。昨天小三的时候。 很多人都已经啊讲出了类似的东西，那么心也不断的在变化啊，在禅堂里啊，在惊醒的时候，回到房间睡觉，你的每一时刻的这个心念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身和心的无常、苦、无我中，大家四天来都已经体会到了很多，相信是这样的。那么就跟当年的悉达多王子。 还有我们的啊，龙波铁尊者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去学习，就是这样去探究，从自身上去学习，老老实实的去看，去知道。 จะเห็นจริงๆ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ป็นผูป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 ที่มันอะไรตั้งใจมันค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พบเห็น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 จนได้บอกกับตัวเองว่าต่อนี่ไปต้อง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กาย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ใจจะไม่มีแต่จนพบเห็นได้ยังนี้กว่าอารมณ์กรรมฐาน那么啊。 还有一些学员呢，常常陷入到一种思维中，尤其是教理学的很多的人，啊，手在动，脚在动，啊，把以前教理上的东西拿来套，啊，我们是要教大家从自身的身和心上去看见、去知道，不是把你学过的东西。 拿到现在的六祖寺的禅堂里来套，不是这样啊！一个手一动，脚一动，就把过去学过的东西拿来套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是真的看见的，真的从自身上知道的，而不是去思维出来的啊！思维出来的不是真的，到了关键时刻不好用啊！一定要从自身的身。 我心上看到的啊，不过不管你遇到多么大的问题啊，身体上、身心上受到多么大的影响的时候、打击的时候，它非常的好用啊，大家就好好的试一试。 เวลาเราเจ็บ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จ็บหรือ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จ็บ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หรือ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ถ้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ข์แสดงว่าอยู่ในห้องน้ำถ้า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อาจจะขึ้นกล่งใดบ้า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ความแก่ก็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ตา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ี่ย 我每天都跟大家唠叨同样的东西，啊，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听。啊，那成为了贪嗔痴的那个人，念头一来就跟着他跑，念头一来就跟着他生气，啊，念头一来就跟着他哭，就在念头里乐，啊，就在念头里苦啊乐啊。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此岸，我们都听说过此岸和彼岸，对吗？啊，你成为了他，你就在此岸；你不成为他，你看见他、知道他，不成为他、不跟随他，你就在彼岸。这就是彼岸，大家要搞清楚，啊，不要在此岸。我们每个人。 都把一切放下，通通放下啊！万缘放下，通身放下，就连这条船都放下，大家都上彼岸吧。 อนัตตลักษณะสูตร เรื่องข้าทีกันหน้าเรื่องรูป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ตลอนทั้งอริยสัจสี่มีเหตุมีผลที่มันทุกเกิดขึ้น 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มีเหตุจะดับก็ดับที่เหตุนักพิจารณาแสด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 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ที่ไห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เราที่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ันอยู่นี่แหละ 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 苦集灭道，啊，佛陀告诉我们的，啊，苦就是因，啊，我们看见的苦不成为它，就有了果，啊，那么以前呢，啊，我们看见了它就成为它，啊，那也是我们的果，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啊，我们看见了苦，啊，我们找到了道。 我们不成为他，不跟随他，我们只活在当下，只跟觉性在一起。大家对苦集灭道现在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理解吗？ 我们现在在学习的东西啊，不论什么国籍，不论什么宗教，不论什么性别、年龄的人，只要他是一个人。 他都要学习啊，因为人人都有苦，人人都会生老病死，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一点。有些人啊，一直啊认为我以前学的是这样的啊，我是啊其他的宗教徒啊，我不是佛教徒啊，没有关系。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，每个人都要有决心。

เราพูดใน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ได้คำตอบหมด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จนจบจนครบจนทั่วน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้ในขั้วมหาวิทยาลัยที่ไหนกาย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ี้แหละ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ต่ง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หรือว่าสูตรหรือว่าพระไตรปิฎกก็ได้มีสติเป็นนักศึกษาดูเข้าไป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啊，没有老师啊。刚才小尊者讲过了， 也没有经典啊，更没有开示给他听啊。他可以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啊。每个人都能做到啊！大家要给自己加油，给自己信心啊。那么放下啊，所有的执见和观念，放下所有的对与错，放下所有的好与坏。如果你还在对错好坏， 美丑善恶里面打转的话，你永远也不可能解脱啊！你永远啊也修不出什么来。那么大家就是一个觉醒，就是一个觉醒啊！一直好好的去用功，让自己跟觉醒在一起，让自己知道自己从早到晚都知道自己，知道是自己的什么呢？知道自己的身，知道。

有的人十年、二十年啊，我们最小的多大？这一次，严松老师年龄最小的有多大？二十多岁。过去的这几十年里啊，我们一直都很苦，一直都会迷失在自己的啊好与坏、苦与乐、善与恶中。从现在开始，刚才张老说，这是最后一次苦了。 给自己信心，这是最后一次乐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对了，这是最后一次错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次爱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恨了。不要再在这些东西里面打转了。我们转的生生世世，转了多少劫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好的笑一笑自己，太可怜了。啊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 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ในกรมเชี่ยงได้นิพพานตรงนี้ผู้ทุชนเอากรมเช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ห็นกรมเช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นิพพานไปเลยผู้ทุชน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 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นิพพานเลย世间人呢，认为无常呢是苦的，但是佛陀呢， 看到了无常，他认为无常就是涅槃。啊。那么世间人呢，看到无我是苦。的，那么佛陀呢，就在无我中找到了涅槃。那么所有的烦恼就是菩提，所有的烦恼都把它变成知道、看见啊，把它变成觉醒。一面觉醒提起，我们当下就是菩提，就是涅槃。 就是佛菩萨同样的一个境界。嗯，沙贼也不做东土，对吗？เมื่อว่านะเมื่อใดหุคน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สังขารทั้งสอง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บอกมาว่ให้ว่าค้อมกันเมื่อใดบุคคลเห็นด้วยปัญญาว่าสังขารทั้งสอง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啊，大家，嗯，跟长老一起说，大家说。 我知了。 一切都是苦的时候。这个苦啊，我们就要。 เห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ในทาน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เป็นในทานว่า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นั้น ใน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จะเอา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มาไว้กับเราทำไมเคยก็ทราบแจกของรักของชาติเกิดเป็นตัวฝ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ต้อง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ตัวเราพอเพียงกันม那么大家不要再在无常、苦、无我里面苦下去了啊！因为我们已经啊，在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我里面苦了太多年。 佛陀就是这样的，把这个无常、苦啊、无我看到了以后，把一切都变成啊觉性，变成菩提，变成涅槃。那么，嗯，当任何一个好的、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去迷了，我们只是轻松的看见它，然后轻松的啊回到当下跟觉性在一起。 教汝当念，悉达多汝当念，尽得解解脱者，得灭。何者当得解解脱？佛陀，对不起，悉达多王子就是啊，知道了这样啊，转所有的烦恼为菩提，把所有的啊，哀恨啊，贪嗔痴都。 ตัดสรู้ของพระเจ้าไม่ใช่เพื่อพระองค์ลำพังองค์เดียว เพื่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เพื่อกูลเพื่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ทุกชีวิต ชีวิตทุกชีวิตทำได้เช่นมันหลงเราไม่หลง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รา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ราก็มีสิทธิเวลาโกรธไม่โกรธมีสิทธิ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วลาทุกข์มีสิทธิ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สิทธิของเรา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อืม刚才大家看到长老的手势吗？啊，就是每天都在讲。 烦恼菩提，烦恼菩提来了，知道来了，知道啊，贪知道变成了决心，吃知道变成了决心，生气知道变成了决心啊，就是这样。苦不是正确的，不苦才是真理。

跟着贪嗔吃好的东西，都把它变成当下，当下啊，觉知，觉知，知道，知道。那如果把这把这呢，那个把错，这呢，它乱，它说我们没乱，就要让这个乱，说我们没乱了，让这个乱了，让这个让我们知道清楚起来，这叫把这把错。 我们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念头骗了，千万不要被自己的贪嗔痴骗了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已经被骗了太多年了，已经被奴役了太多年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要真正的提起决心。 <laughs> 那么，大家都应该好好的珍惜啊这个禅期，珍惜这么不可思议的一个机会啊！经典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？“百千万劫难遭遇。” 那今天大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啊这样一个机会啊，可以让你啊从苦到不苦，可以让你从凡夫变成圣者，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好的机会，然后珍惜这一段生命，因为这一段生命是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。我们借这个假的身体，把这个真的东西修出来。 大家一定要的用功。那么现在大家坐直，面带微笑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微笑哦。 呼出去，微笑，心里也笑，脸也笑，全身上下都笑，每个细胞都笑。大家微笑，因为啊，你太有福报了。 一定啊，要有决心啊，有决心啊，是微笑的有决心，不是脸臭臭的有决心啊，脸臭臭的不是有决心。嗯，好，把手伸到前面，用力往前推，放松，放松，不要叫你做什么你就又处一个紧张的状态。 手指头跟着做，嗯，等我说，教大家锻炼身体，这个假的身体很重要哦，要觉知哦，嗯，用力，嗯。 别忘了觉知，别忘了觉知，嗯，嗯，觉知，嗯，觉知，嗯，知道，别忘了微笑，有的人的脸又变了，啊，你要笑哦，啊，心里也要笑，但是还要有决心、觉知，嗯。 心好，心好，身就好。刚才长老还说谢谢大。家。